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自1957年人类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至今，太空中的废弃航天器已有五千颗左右。 而失效的卫星探测器以及火箭发射后残留下来的碎片就更多了，它们漂浮在太空中，形成太空垃圾及空间碎片。目前，太空碎片总数已超过四千万个，而且空间碎片每年还在以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的速度增加。数量多、速度快是空间碎片的危害所在，这些碎片。 以每秒六千到七千米的速度运行，一个仅十克重的太空垃圾的撞击强度，与以一百公里时速行驶的两辆轿车迎面相撞的强度相当。对人类而言，空间碎片落到地面，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。面对太空垃圾，人类必须清醒：我们只有一个地球，也只有一个外层空间。维护外层空间的清洁。 迫在眉睫，而且空间碎片问题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共同面对。十一，太空垃圾还叫什么？十二，太空垃圾的危害是什么？ 十三，人类最紧急的任务是什么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 人的大脑只有在体力、脑力和心力处于最佳状态时，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。这是不可不信的科学。先说体力，它是大脑开发的基础条件。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，是否会白白失去成功的机会，有时确实与是否具备充足的体力有关。因此，我们要长久的保养和锻炼身体，保持体力，增进健康。 至于父母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，让孩子不停的奔忙于学校和各种补习班之间，绝非聪明之举。这样做只会导致孩子体力欠缺，进而造成注意力、免疫力不同程度的下降。脑力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聪明才智，并非只有学习才能促进其增长。玩耍、运动、休息、调整。 同样会不断的刺激大脑，使头脑更加灵活，进而提高人的判断力、识别力、记忆力，甚至做事的效率。试想，具备了这些能力的人，还存在脑力、心智不足的问题吗？人的心力是一种正义的力量。当一个人的品质最接近人生的本质时，心力指数会明显提高，他的人格魅力也会增强，更会被人尊重和喜爱。 心力是人的灵魂觉醒时产生的力量，也是能唤醒人的灵魂的力量。十四，父母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？十五，怎样才能使我们更聪明？ 十六，人的心力是什么？十七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